第九十五集，林和熙爬楼梯回了十八层的房间里，留下周轩和酒店的工作人员。值班经理愁眉苦脸的转过脸来：“你急什么？他们又不是游手好闲的人，住不满三十天的。再说了，周轩走过去，伸手拍拍经理肩头：“严住的钱不用我们酒店垫，会有人出的。” 说完，悠然转身离开，留下一脸茫然的经理。外国客户打电话通知助理带文件下楼的时间里，尤崇从酒店前台拿回了尤太太离开前寄存的东西，是年前从他那里借走的相机。尤崇打开相机，翻了翻尤太太用相机拍的照片，数量不多，都是在全球各地采风时拍的风景照，照片背景也多是夏季。 油虫指尖动作未停，眼前轻轻一晃，照片已经由夏季的海浪礁石变为冬季铺满厚雪的后院。四年前的林和熙穿着厚厚的白色羽绒服，蹲在雪地里朝他弯眸笑。四年后的林和熙，与他在酒店里阔别多年后重逢，却形同陌路。指腹残留的触感已经消失，油虫盯着相机里的人。 久久未回神。晚上结束和海外客户的重要会议，周轩开车上门来，以酒吧有表演为由找他去喝酒。两人去的那家叫“七摄氏度”的酒吧，背后老板也是圈中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。周轩是酒吧常客，酒吧经理对他们殷勤而恭敬。两人在光线昏暗的角落里坐下以后，周轩照常问一句。 你们老板呢？经理道：“老板有事去外地了，过两天才回来。”周轩点点头，也没再多说，直接叫他去酒柜里开酒。两人要喝酒，自然就要深聊。周轩叫他过来，也不是真的为了让他看表演有多精彩。更何况，在酒吧里跳艳舞的都是女人，尤虫现在喜欢男人，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值不回去。 周轩直接开门见山的问：“林和熙回国的事，你知不知道？”尤崇道：“我知道他要回国，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。”周轩不太相信，真的？转过脸来瞥他一眼，尤崇道：“下午在车上接电话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在场？”周轩静了静，然后才像是想起来什么般，倏然瞪大眼睛：“下午在车上那通电话。” 你就想查他的航班时间。他满脸感慨：“如果不是下午那通电话，我真的是要以为你去酒店接客户和拿东西，都只是应付我的幌子。”尤虫神情莫名：“我应付你干嘛？”周轩闻言轻嗤一声，倒是没有主动揭穿他心底那点岌岌可危的尊严。行，那我们不说你，来说说你前男友。 你说市区里面酒店那么多，怎么他偏偏就住我家酒店了？莫非？他摸着下巴，拖长语调，话里想表达的深意已经不言而喻。周轩却迟迟不吐出后半句，只等着尤崇去接话。尤崇却在久久的沉默以后，言简意赅的开口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周轩道：“你不知道？”周轩是真的有些诧异。 你也会有不知道的时候。尤冲没有再说话，他是真的不知道。从尤月腾手里拿到公司决策权的这几年，他的确不会再说出“不知道”“不确定”这样的话来。他在商场上已经渐渐变得杀伐果决和雷厉风行，会将一切不知道、不确定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斩断。近四年未见，甚至没有任何联系的林和西。 对他来说是唯一的不确定性因素，而这样的不确定性仍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加深，从最初斑点大小的阴影演变成如今大开漏风的缺口。林和熙刚刚出国那段时间里，对于游月腾的那些说辞，游虫也是不相信的。与其说是林和熙为了出国读书的机会离开他。 尤虫心底的猜测更加偏向于，林和西的突然离开是尤月腾的从中作梗。尤家每代继承人的婚姻都是强势加联姻的产物，就连尤月腾和他的母亲也不例外。两人结婚前就达成共识，婚后对双方的事业和生活互不干涉。显而易见的是，尤月腾并不希望尤虫的婚姻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。 而他当时尚且没有能够和游月藤抗衡的实力，他急切的想要从游月藤那里拿到足以令自己独立、不再受游月藤牵制的权利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尤虫都在日夜颠倒的工作，而他的能力也的确得到游月藤的认可，很快就进入家族企业最核心的管理层。 在过去那些冗长枯燥的深夜里支撑他的，除了他给自己设下的目标，还有那通林和熙没能打来的电话。他猜想，每个国内的深夜都是林和熙起床上课的时间，所以他一直都在等林和熙的电话。林和熙的号码没有注销，手机也不在关机状态，却一直不接他打过去的电话。林和熙的微信还在。 却已经把他和他所有他们共同认识的人拉黑。林和熙出国的那天，出租房里的衣柜里空掉了一半，两个食盆里却倒满了狗粮和猫粮。他可以告诉自己，林和熙不接电话、微信上拉黑他，是因为手机已经被人拿走，而衣柜里被拿走的衣服、食盆里倒满的狗粮和猫粮，也是别人在故意误导他。但是林和熙。 却一直没有联系他，一个月、两个月没有关系，甚至是半年也没有关系，断绝联系的时间却长达整整两年。油虫也会开始想：不接电话、微信拉黑他，是不是不想再联系他？有条不紊的收拾行李，还不忘给狗和猫准备充足的食物，是不是早有要离开的计划？他的思绪甚至开始发散到两人刚在一起的时候。 为什么提到出国的时候，林和熙分析到自己不会出国的现实理由是林家不会花钱送他出国？为什么跨年许愿的时候，林和熙的新年愿望只将他们在一起的第二年考虑在内，甚至还有更为久远的，彼此之间将对方的感情开诚布公以前，林可欣那些半真半假的话，永远以开玩笑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。 张口闭口间，也永远为自己留有余地和退路的习惯。从那些繁杂的思绪中抽回，尤虫轻晃手中透明的玻璃杯，垂眸望向杯中流动的液体。周轩已经听得瞠目结舌，他是真的不知道，原来一场在外人看来极为普通的分手，尤虫也能摆出这么多环环相扣的分析来。 倒显得是他思维太简单。哎呦，或许他确实是被迫出国，国外现在读个研也不容易。他可能只是想着等毕业以后再回来找你嘛。周轩安慰他，似是对周轩的这种思考方向并不意外。尤虫慢慢抬眸，漆黑的瞳孔里沉沉一片。那他为什么不回来？酒吧里音乐躁动而嘈杂，周轩没有听明白他的话。 什么？尤虫的面色已经恢复平静，逻辑更为清晰的陈述一遍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毕业以后他不回来？周轩被他问得哑口无言。良久以后，他又换上相对较为轻松的话题：“嗨，以前那些事不提了，现在人回来了，你对他是什么想法吧？”尤虫还是那句话。 我不知道，这是周轩今晚第二次听见他说不知道。只是这一次，周轩看得明明白白，他不是真的不知道，而是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，却仍有顾虑。